اللهم صل على เราทั้งหลายมีอภิชาคือความไม่รู้ความผิดบวัง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ม่เห็นความจริง ที่มากเช่นขียดไม่เปรยนอนไม่หลับโรคที่เกิด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ทำงานร่างกายได้แน่นอนแต่โรคทางกายเวลามีอะไรได้ยังอื่นเข้ามา็ี่พ่อ 下啊，提起、举起、认清它，它就是这样的。不要再因为它的不停变化来影响到我们的心。哎，一干天，二地，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十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 แต่จิตใจจะตั้งมั่นอยู่ปัจจุบันรู้อาการในปัจจุบันไปเรื่อยใจคนละน่านรู้มีคาแก่ความเจ็บสุดท้ายควาตายเข้ามาจิตใจจะไม่หมดไยเกิดตามตา每个人每天这每个人随时都在长大啊，有一天 人人都会死。这时候，我发现我升起的智慧，哦，原来我讲的是真的啊。那么，身体再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再屈服了。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给妈妈打个电话。 最好不睡觉，每天在练功。还有呢？ 这本书，他很累啊，我也可能累，然后大家在旁边。 မတိပါပေကာယီဘောကဝါယီသာဝုန်ရဲ့ဒီမှာပေဥပေဥဆိုင်သာဝုန်ရဲ့ 破除天地吸引力法，你学到东西没有？学到了吗？ถ้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ตามดีนะ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เราที่ดี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ก็มีดีแต่ทำท่านก็มีดีแต่ถ้ามีผู้รู้มาบอกมาแสด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มันจะเป็นทางที่ยากที่จะยากของเราแต่เข้าใจควอมดีได้ว่า มันต้องใส่บทเด็กๆมา พูดที่ฟังมากระทำที่ดูมาสะท้อนเมื่อกี้ให้เราเห็ถ้าเข้าไ้ในใจเราเนีซยคือว่าสิ่งเหล่านี้เราจะไหน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เมื่อเราเห็นพระตระหนักของคูกันเรื่องคือ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บ้างมาเลย如果一个聪明的人，在七天内 你应该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啊，那。 清楚，这个声音一讲话，一下外开缘，整个人就没有觉醒了。呀，一直在想着外面的事情，啊，一直在判断评判当中。两个 OK，有空可以慢慢对比，还是有变化啊？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太高，低对啦，老底啦，老高。 มันเป็นตัวปรับที่ปรับเราเองให้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นรระากนที่มันยังรู้ว่ารู้ว่ารู้ว่าโอ้ตัูใ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านใจาเคยสอนรู้บางทีไม่ไดทำม่ได้ทำอยู่ 心会从心里不断的涌现，这时候很多人会笑，会从内心里笑出来；，很多人会哭，会从内心里不断的啊感恩的心和觉得惭愧忏悔的心啊会一直的啊涌出来，啊，就是想到啊他的老师。 就是两毛子一句名言。 家准备放雨的时候，小老又醒过来了啊。这时候小老师，他躺在那边听到大家都在哭，又想到这个登云城呢，这个路还要往下走，这个法的红船当时状况，不是很稳。 每一次检查的结果都是发现以前的癌细胞没有一个都没有。医院里医生拼命的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癌症晚期之前做了很多化疗，最后浑生的人。” to 坐在那边画山啊，你会发现，一个人一动不动的时候，你的念头比你在做事情动起来的时候的念头更多。 椅子 割他的皮肤，割他的胳膊都不会破啊！以前是有这样的法术，但是同样的啊，跟我们的那个对决一样。 me เข้าขายที่ทีเลื่อนไหลแล้วก็ปวดแล้วก็หายปวดแล้วก็รู้สึกว่าทุกมันแสดงตัวตนของมันให้เราเห็นเราต้องเข้าไปสัมผัสให้เธรรมะข้างในของกายแบบนี้所以啊，让大家想去 你在念头，你在思维啊，稍微长一点时间，那就不是为什么当下？你已经活在过去了。当下是不断的在生命生命的，大家今天好好听一听。嗯，你比较复杂，然后大家呢，各位大哥大姐，都。 ดูไปแต่ที่เราลืมมันไม่ได้ไปอยู่กับมันให้ใจที่เป็นผู้รู้อยู่กับงาน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ป็นสิ่งที่ใจเข้าไปรู้身体我们在做主动动进行 me ಇದೆ ไม่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โผไว้ คือไ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ทำมาทานยอมทำรมณ์ไว้นะแต่นั้นเราไม่ได้ปลุกตัเองให้ออกจากอารมณ์มาทาน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สงบมาปล่อยมันคิดแล้วก็ไม่รู้ขนาดนั้นจะดีกว่าทีกว่า มื่อเราเด้นโสดตทานที่จะเป็นตัวทานพอดทางสายตาที่ไม่เป็นหาแต่เป็นัวทาได้ทุกทีม่เป็นตัว所以我们在常常的想给大家 Santo, São Paulo e Cristina. 任何的苦啊，好好的努力啊，过了一年，再过去一年，刚刚好就好。所以说，不管不管不光是我们在功的过程中，要走出道，要努力的。 啊，那就让他的心像奔腾的马一样奔向那个目标。达到目标了，很快乐；没达到目标，很痛苦。我们就是这样一起的，在这快乐痛苦中。就是一做一定要做，你一步半步。 ที่มัจะสัมผัสผีมันจะเกิดอาการกายมันจะสัมผัสได้แต่ที่ไม่เคยรู้ก็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มากขึ้นแต่ที่เรียกว่าโลงเป็นนานความโลงก็น้อยลงไปจากที่ทุกข์มากๆก็จะทุกข์น้อยลงไปแน่นอน其实你你会发现你在改变啊！以前很会起烦恼的人， 通过他所修的一切，内在的受益，成果的获得，利益的得到，啊，进入如来，变成诸方菩萨，乃至乃至法藏菩萨。啊，你这个心啊，啊，自己回去了，你可以自己考试啊，个心越轻。